锵锵三人行这个，一年前的一个女人，今天又来找我来了。 <laughs> 没有，是我们请来的。 <laughs> 这个是咱们这个晋会大学的啊，咱们的这个苏细清老师。对，徐老师，这个苏老师啊，那是原来做过心理咨询工作的。他现在开课就是讲啊，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吧，很多问题学生都找他。 哎呀，也不一定。所以今天我就必须得找找你 <laughs> 啊，就解决现在这个青年人呐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啊，我想今天先从一个什么事儿说起呢？先从一个孝说起，因为最近传说呃不是传说，真的说北大把这个孝顺父母当成招生的一个标准，实际上是校长实名推荐制啊列出了四条高压线，就是说高压线第一条就是说你要是不孝敬父母。 那连资格都没有，推荐的资格都没有。嗯。可是这个事儿呢，就引起争议，说现在这谁来判断，怎么算孝啊？对呀，这标准怎么定啊？对，怎么算算不孝？过去说母亲父亲病了，割块肉熬中药给他喝 <laughs> 也算孝，就是说这个引起这个事儿。但是呢，呃，另一方面呢，我想啊，给你们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武汉大学的骄傲。你 <laughs> 看这个照片啊。 这是个博士啊，他呢名字就就叫做黄碧海。黄碧海呢，呃，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这是他妈妈，这是他妈妈啊。那黄碧海考上了去日本的这个博士后啊，而而且要找到了去日本的工作，就在即将成型的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生病了，植植植物植物植物人了，植物人了。 大大面积梗塞，植物人了。但现在好像能说话了。所以你听我跟你说呀，他就现在就是说孝感动天呢。香港人讲，黄碧海博士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最后说我只有一个妈，我不去了，不去了，天天照顾他妈妈。你知道这个我现在有体会了，每两个小时又不能长褥疮，那褥疮很可怕的。每两个小时给母亲翻一次身，而且植物，你得非常难喂，你得把所有的食物。 打成那个那个用那个搅碎的的那个搅搅碎机啊，打碎机弄弄弄成那个汁液状，然后从鼻子这个管儿啊，给它打进去。打进去营养都不够，因为你变成水啊，这个胃就满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学问，怎么能够保证鼻饲的这个病人，那他营养够，因为他植物人又不动，而且还天天给母亲按摩、讲故事等等呼唤母亲，结果竟然医院说出了奇迹嘛！十一月份，他母亲醒了。 其实 <laughs> 他母亲被儿子唤醒了，感动天哈！没错，我有一个什么这个体会啊，就是你看我们家，我母亲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养养老的问题啊？感同身受。呃，我没有这个感受啊。对黄博士这个事儿啊，我还没有这么多赞美。 有这个感受，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养老啊，各各方面的社会配套都不行，都不行。都不行，所以我说中国是一个老人，只要一倒下，整个家庭拖进去的生活大变。你比如说，这些大家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你看我们家三个兄弟，现在就觉得要照顾好我们母亲这种情况啊，如今就是说必定要有一个兄弟放弃你的工作，放弃你的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所以说平常不要讲什么孝不孝顺，这个时候你想想多少中国的孩子就是受煎熬。你母亲，你付出什么，你什么都该付出，对吗？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工作中断了，那么将来你又怎么办？最后你看，我们这兄弟三个掰扯来掰扯去，掰扯来掰扯去，这个只能是大哥做牺牲，你知道吗？大哥做牺，大哥回家照料这个。 目前上海有个节目非常受欢迎，叫《新老娘舅》，嗯，就是一直讲这样的事情，都是用方言讲的，嗯，他就是讲家家户户的这样的冲突，最多的情况就是老人几个小孩，嗯，他的财产怎么分，然后几个小孩怎么来供养他？你那里几个月，我那里几个月，我哪里的房子给他，那里的房子，给，很多纠纷，很多冲突，说都说不出来，然后哈，家里的老人哈。 就最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laughs> 其实我觉得家里老人最喜欢看这样的。现大陆现在你刚才说的没错，就是养老的制度没有配套，还有福利方面真的没有。一说一个老人出现问题以后，全家真的有时候会烦平的。 那在情况下，就是一下子全家人都会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贫穷的人了，就是反的。对哦、返回贫穷的这个过程。那在情况下，其实我之前自己也有这种经验啊。我在这边读博士啊等等，我父母都走了。那在过程里面，我也很清楚，我自己很真的感觉到一个很难受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放弃。我当时真的想放弃学业，回去照顾我的妈妈。但是好在我有三个姐姐。 他不用工作，帮我伺候我他。但是，我妈妈会觉得，哎呀，给多点钱呐，我好像很孝顺。而我只有给钱多一点点，似乎就弥补我自己一点点的感觉。现在现在人家在听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人家会发现独生子女政策怎么办？ <laughs> 你们都在讲三个四个，你看你们都讲亏的有三个四个。对。下面下在下面听的人很多，在看。 我们只有一个，哎，我跟而且一个要面临的是八个老人，可能。呃，没错，我就而且而且你知道现在你说这个社工啊，我们这个大陆我看到最新的这个调查是什么呢？就是说八零后的现在啃老已经成为常态，嗯，而且这个社会伦理也改变了，就是八零后的父母啊，很自觉自愿的，愿意让孩子啃。 而且就是帮儿子买房子是自己的应尽的义务，对，天职，天职。呃，而且呢，我就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这一代人呢我觉得有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代人。为什么最伟大一代人呢？你比如我从我的这个观念的这个演变，我感觉到啊，中国的这个传统，我现在想能不能到我是最后一代，就是我们奉养父母，我们还是按照传统。但是呢，我将来不要我的孩子。 就就你走就跟狼似的，是吧？长大了活你自己的，我得想办法在我有生之年把我的老年安排好。比如说存笔钱，到时候他们能够找个漂亮女护士什么的，就反正不靠 <laughs> 不靠孩子，就是，哎，咱们能不能承上不启下？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养一个孩子才十一岁，刚刚过生日，我这一直有个想法，我不靠他养老，因为我必须要我自己长期的这种准备。 啊，自己要去育，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现在看到八十八零后的他啃老，他有的啃啊，父母愿意为他啃啊。没错。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讲啃老的问题。那一就是家人的那个传统观念啊，就觉得我呢，其实都是爱孩子的心态，我愿意为他付出，不断不断的付出。 包括我在做那个感恩教育的时候，我正在做这个研究，那我就发现，实际上父母就不断的愿意付出。我自己当母亲，我也觉得就是无止境的想要付出。但这个付出的过程中呢，孩子收到，就慢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变成想当然了。你是啃老里面有一种，就想当然，我就是要啃老的嘛。我妈要么你就你活着要干嘛呢？你就应该养我的嘛。我儿子现在有时候都会这么说我的。啊，是吗？啊，对呀。但后面我就跟他说，不是这样子啊。 那在这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孩子？按照费征，哎，还还按照费孝通的研究来说，嗯，你父母对呃自己的小孩再好，他都不欠你的。什么情况下你这个小孩有责任将来到老年还要供养无条件的供养老人呢？嗯，是他帮你带你的下一代，叫隔代抚养。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这样的。比方说，你的小孩，你的父母亲帮你带大。 哦，那他到老的临终在床前，你就特别有责任尽这个孝敬，所以，所以他那个那个节目哈，几家其兄弟姐妹哈，谁尽的责任最大，这个是很重要一条原则，就是你的孙子是是奶奶带大的，你看我的小孩是我自己带大的，你欠你的父母就少，自己这一代你啃老一辈子就啃去吧，买房子吧，你都不欠的。 这可能有一点父母，你你就不欠，因为你觉得是父父母对你的责任，嗯，他有多少多，反而他不给你，你还反而觉得他对你不好。他要捐掉的话，你还怪他。所以在中国这种倒扣的房子，就是说西方现在流行的房子到了一定时间，我倒按揭，你知道我说什么吧？倒，啊我哎我的房子就给银行了，给银行了，然后我每个月拿一万块钱，一直到我死。啊，那这样在中国很难做，因为你这样一倒按揭的话，小孩就没了。嗯。 断了很多亲情了。对。那什么情况下小孩就中年的小孩会觉得欠父母特别多？就是他替你抚养他的孩子，那这个就印证了你刚才讲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不是小孩，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只有一个小孩，他不让上一代带了，他不用外公外婆这个这个祖父奶奶，但他他怕他带，他怕他们带坏了。 把把他们惯坏了，所以自己让他们到那些高、很高价钱的幼儿园啊，什么东西抚养了。嗯，换句话说，这个隔代抚养自正在锻炼裂，锻炼条。 但实际上，反过来，是家庭供养关系， <laughs> 社会学有一点有点这种交换的这种这种社会交换的这种理论，可能就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但实际上，我们又回顾一个问题：笑到底我们以什么叫笑？是不是你觉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想谈的？咱们好像得先去广告再谈。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就说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是吧？我见到的说八零后啊、九零后也是一个一个的，谁跟谁都不一样。但是呢，也总能看出啊代际之间的一些不同。你至少看外表。呃，最近网上传出来一个，给你们看看，就是温州啊，浙江温州有一班的女同学，她们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每年要照一张相。 <laughs> 就是每年同样的女同学啊，嗯，坚持了三十五年，年年照一张相。 哎呀，你就能看看出人呐，这个不断变化。哎，你这个可以看看网上公开，你看，这是哎徐老师小时候的 <laughs> 女女女女女同学们就这个样子，你看，哎，然后你再看下一张，变了，你看，刚好七七，现在八五年，八五年了，七七年到全都烫头发了，哎，烫头发了，而且女人们这个样子也谈恋爱了，哎，哎呦，徐老师都能看出谈谈恋爱，再看下一张，效哎，这就是。 当妈妈了。最新的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你看，这年轻的时候漂亮，长大了也还漂亮。啊，徐老师会夸人。 <laughs> 女人听到这些话是最喜欢的。是啊，变化不大嘛。对对。各有所以，女的根本不用担心，各个年龄段有各个年龄段的美。 惨了，根本根本不会因为这个什么啊，我青春不见了，这这太太不必要。对，我的这个理想当然是希望跟各个代际的女人保持交往， <laughs> 所以呢，我有我的一点体会。大小通吃。我这个体会啊，可以说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一个偏见，很不好。其实男人这是很自私的。比如什么呢？就是，但是你觉得我这个体会有没有道理啊？我个人的这个呃不完全的这个体会啊，我觉得啊。 六零后的女的，七零后的女的，八零后的女的啊，这个不，我不是说我都有过什么啊，呃，我觉得啊，他们这个无私的程度逐渐递减，就是你看啊，完六零后的这个女的，当年你的女朋友哈，那真的是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为了。 爱情，或者说为了男人啊， <laughs> 牺牲啊，奉献的那个，就是无私的程度。不不，真让我想到了一个电视剧，是《渴望》。 <laughs> 对对，是 <laughs> 到七零后呢，还是很好的，还是很无私的。到八零后啊，就开始自我。自我。到九零后啊，他就自恋了，你知道吗？但是他就他就无他了。不，我的问题是，你讲的这个是在一个时间段，还是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时间段。 哦，那你的意思说，六零年他二十岁的时候，也是很无他也比较愿意，比如说为爱情，他们所谓爱情，其实咱们今天要真说男女平权的角度，实在的变。我我我是说男人是男人的这种自私的角度去衡量嘛，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女的。 爱上一个男的，那真是傻呀！ <laughs> 就是什么都奉献呢。其实他就比较专一，这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些一些期望，就是说，因为当时的那种教育或者社会的一些期望，对女人就是你要专一一点点，就这么教的。就你刚才一讲这个整个流程的时候，我就要去想起来《渴望》里边那个慧芳，多受委屈啊！对，这简直对我现在这现代女人来讲，我自己虽然也我也是七零后的人，我也觉得我很传统。 但我不会愚到那个程度，不会到那个程度，不会傻到自己连自己都没有。但是你说，据你你要接触的这个八零后九零后的。 但我觉得最欣，我很欣赏他们一部分，就是你说自我也好，是用我们七六七十年代的语言说，他们很自我，好像就等于自私。但事实上他们是能够自我的觉醒，就是很独立性，其实也是很强的。包括你看他那个敢冲敢闯敢自我推销那种程度，其实是很有这种闯劲儿的。对。但你要说，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六五六七十年代的人，反而在这方面很内敛的，他不好意思讲太多，也不敢说。讲。是这比他们有有有差距。其实你以看。 这个时候呢，不断的这种年代的差异，这种从我们心理学角度讲，就心理的这种界界别界相啊，界限是比较清楚。但是我看过一些社会学的一些一些成见吧，可以说，好像经常说起八零后九零后啊，会说到这个不感恩，不大懂得感恩。是从我原先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也以为是这样。但事实上，我觉得就刚才讲到孝的问题了。我们一直在讲孝，基于说人在终老之前才行孝。 一说就好像，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好像看上一代人都是这样子啊，爷爷奶奶病在床上，于是每家一家人好像突然间就都在一起了，平常都不见的嘛，突然间都在一起，一说好像这个就是一个笑。也就无形之中呢带给一个年轻一代人，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会自然会行孝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就匆匆忙忙在外忙忙。在快走的时候，我一定。对我我我我我妈妈身体一直很好，有一天我接到她电话说她吐血了。 我一下就很震惊，我就知道我该回家，我立马回家了。但是始终就是忠孝难两全。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妈妈一直去跟别人说我最有最有孝心，实际上我觉得不是，是我姐姐最有孝心，因为她要端屎端尿，二十四小时都在那。我要跟老人说，这个是她最而不是我，我反而做得不好。我爸爸妈妈呢，也是一直认为我最有孝心。我只是其实呢，是我哥哥最有孝心，因为为什么？对吧？因为父母啊，还有一套社会的价值观。对，他觉得你比较有出息。 你在外面做出成绩了，对，所以呢，这真是很不公平。你们讲的情况一模一样，我我的哥哥做的比我多，可是我的阿姨后来跟我说，这是冤枉啊，你妈妈老说你呀。对呀。 不说你哥哥啊，他说其实呢，这个老人心里还是有一个，就哎，你你在外面，你很有出息，所以他还老挂着你。但是小孩听到自己心里的内疚。这一次我觉得行孝是不同的形式，包括我们努力去展现父母给的生命的意义。嗯。于是这也是一种行孝，比如我可能给我妈妈、爸爸对，更愿意这样来行孝。对，带来一点虚名， <laughs> 他会觉得啊，你去读读了博士，你在那边工作了。于是很多我姐姐都在家里留在他身边。嗯。那就像你刚刚说，我可能有时候有一。 天，我也希望我儿子像狼一样出去的，鹰一样飞出，不要围在我身边。对，各走各路嘛。对，其实我都觉得一家人之间，我我我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有点距离比较好。这就是就，就心理的将就。不是，但是你知道啊，现在都有另一个问题了，有有又有一个调查，我就跟你说调查搞社工的，啊， <laughs> 我竟然呢，实际上你知道吗？大概有一半的的这个九零后，你知道吗？现在在家庭中做主。 这个调查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家庭是什么概念？家庭有的父母有的父母就是说现在这个父母啊对孩子那是一败涂地，你明白吗？这个因为溺爱或者因为种种原因，实际上啊这个以小孩为中心，一半的九零后在主宰着家庭的很多事情，你知道吗？甚至很多父母啊很失败，也没什么主意，什么事儿变成问孩子，咱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啊？那你喜欢这个车呀，还是喜欢那个车？啊 你喜欢什么？本来他没想做主的。其实现在也变得有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您知道吗？社会上有流行，曾经流传流传过一个什么反父母的联盟。啊，我听说过。对他们就想要把。 就就公开说，我不要父母，我就反对父母对我的这种压逼，就是就是整个的控制。那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孩子是比较乖的，我们那一代的人是比较乖，父母讲什么我们就很乖，偶尔抗抗拒一下会打我，那意思我就很听话了。但这代人因为自我的觉醒能力比较觉醒的感觉比较多一点，自我也比较多一点。但实际上，你可以从西方角度来，这自我觉醒是一个好事儿，但中国传统在这个方面就觉得相对来是一种反叛，一是父母的权威一直都是。 受到了很多的挑战，但现实上社会的变化太快了，包括网络的这种变化。那父母呢，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好像也跟不上时代，包括电脑他看不懂，买东西电子，孩子一玩什么都搞清楚，iPhone one two three four，他搞不清楚什么叫这个词儿呢，你说他要去问的。 那这情况实际上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是几代人相互之间，我们叫什么呢？沟通或者叫什么博弈的一个过程。哎，相互之间都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候想这个问题，外国人怎么解决？所以我刚才就想插嘴，就是这个。我觉得你们刚才讲的两点，其实都是中国的特特殊现象。嗯，就是说一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女性的变化，呃，是因为中国这个几十年社会在急剧的变化。对，呃，在美国吧，常常有这样的女儿跟妈妈，女儿问女儿恋爱出问题了，问妈妈。 说你当初跟多少男的？妈妈说我太多了，啊，怎么怎么怎么？就他他那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是很开放，现在反而保守主义啊，所以他们有很多这完全没有说一代一代必然向往向前开放这个趋势，他们是没有，他们是轮回的，所以我们是怎么不断的开放的？另外还有第二条，在正常的西方社会，比方在美国吧，一般来说五六十岁的人总比二十岁的人有钱。 因为你有相对积累，你有房子，二十多岁人没人买房子，你车也是破车。那父母就有房子，但小孩也不依靠父母，对不对？中国的情况是，年轻的一代，八零后一代，很多都比他们的父母更有钱，除非你的父母是我爸是什么什么，没错没错。否则的话，年轻一代比你上一代更有钱，没错。所以说家里做主，当然了，你老爸跟这个什么都没见过，全靠我赚的钱都比你多，没错。所以说到。 一个情况，这种情况下孝道就更难了。你到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这个高级旅馆去啊，吃早餐的时候就发现啊，跟养老院是全是老头老太太，老头老太太最有钱，对，过最好的生活。年轻人怎么会到这种场所消费呢？消费不起的。在迈阿密的海滩是，不是迈阿密夏威夷的海滩是最典型的。对，他那个海滩啊，隔的那边是五星级酒店，那边是四星级，然后那边是公众海滩，然后那边很贵，那里很便宜。然后你在海滩过去看，这边的年轻。 新人到了是中年人，那边是老年人。对对对，最漂亮的海滩是老年人坐在那里，不动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外国人他那个父母呢舍得放孩子，舍得放下孩子有关系的呢？孩那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心理的疆疆界是很清楚的，他就觉得十八岁孩子你是成人了嘛，你应该出去喘就像我们刚才讲，像老鹰、狼一样出去了。 而我的钱我要为养老就准备，不要笑在这个方面。他们其实笑呢，他们只要说你过来跟我聊聊天，跟我吃顿饭，我请你都没有关系，或者你请我一顿饭就是笑。其实你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意思是不一样的，那我。